Música

实践了以后再来听，听了以后再练习，对我们的修行很有帮助。放，要先讲到，放了再做，放了再做，那做了，它变成什么？它变成什么？ 听了以后，不是为了让大家记下来或者背下来，听了以后让大家去做，实实在在的去做，老老实实的去做。这咱们，咱们。 我们现在啊在练习啊观在修观，那么啊你练习的过程中出现任何的境界都回到觉知上来。 ทธศาสนาต้นต้น สร้างพุทธการ มีการสอนกรรมฐานกัน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อันอื่นจังไม่มีการศาสนาต้นนอย่างอื่นไม่ 如何的去修行，如何的去实践？嗯，修行不是从书本上去看，修行是从自心上来下功夫。嗯，两位。呀。哪？没呀。啊啊啊！呃，啤酒喝的。 นึกตั้งแต่วันเพ็ญเดือนแปดหรือวันเพ็ญเดือนสามเนี่ยสอนกรรมฐานทั้งนั้นมีพระหาร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หนึ่งพันสองร้อยห้าสิบลูกต้ายต่แปดเดือ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คือพระจันทร์เต็มดวงเดือนแปดพระจันทร์เต็มดวงเดือนแปดวันอาสาฬหะถึงวันมาฆบูชาคือเดือน แปดแต่เป็นเดือนทางจันทรคติ เดือนเพลอนเดือนแปดเดือนเพลอนเดือนสามภายในแปดเดือนมีพระหา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หนึ่งพันสองร้อยห้าสิบลูกพอรู้จากวัน ก็ฝังกรรมฐานตอนไม่มีที่การสอนอย่างเดียว佛陀从八月开始讲，一直讲到三月，从八月到三月。 就是一直在讲，如何从自身上修，如何看自己，如何修观。哎呀，慢慢有个老了，กายก็เอาสติมาตั้งไว้ที่กายให้รู้จิตัวการปฏัตรู้ 就多嘛，就叫贪、污、了，这痴、厌、怒。很简单，不难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。念头一起，有决心知道回到当下。只有活在当下，才能做到决心圆满。决心圆满，才能有智慧。

马上看见它，然后轻松的啊回到当下的动作上。ขณะที่พระพุทธองค์ทำ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อยู่ ก็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กับเราอาจจะคิดถึง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 เปรียบเทียบคิดถึงเพียงพาลาหุนคิดถึงประสาทสำโลคิดถึง 在那里面，慢慢、慢慢、慢慢。佛陀在菩提树下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说错了。悉达多王子啊，在菩提树下寻求真理。在他修行的这个过程中。 也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是一样的，他也会啊想起皇宫里面的事情，他也会想起他可爱的儿子啊，他也会想起他的妻子啊，他也会想起很多皇宫里啊曾经让他记忆深刻的事情。 สติไปในกายนานหนึ่งวันถึงเกิดวันลองดูหนึ่งเดือนถึงเกิดเดือนลองดูมันจะเกิดอะไรขึ้น ให้พิสูจน์ตามตรงนี้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เชื่อใครทำตามทำตามที่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สอน 有决心的去知道，佛陀想起自己以前的事情，他也会有决心知道。那我们今天也一样，啊，从一天到七天，从一年啊一个月到七个月，大家也试一试，试一试。 佛陀说的，是不是正确？啊，你可以从你的实践中找到答案。那咩？那龙？咩？光路？那光光龙？甲光路只光？当根巴底？那当我们龙在路，龙本来巴当。 龙柏堂，佛堂，龙柏堂，大堂，佛，坐下来，撸石头，好嘛？啊，你变成悟，只要你能觉知当下你就悟，觉知和悟是一样的。龙柏老王。 ได้แสดงออกเป็นคำถาม ต่างๆงานนั่นก็คือความหลงนั่นแหละที่มันคิดไป ตามความคิด แล้วก็ไม่สติขณะที่มันหลงคิดไป เอาใกล้ๆ กลับมาปฏิบัติคือกลับมาหาที่ตั้งเอาไว้เสมอ 迷了，不怕，没关系。迷了，不要一直觉得啊自己怎么那么没用呢？啊，怎么又跑到念头里面去了？啊，轻松的看见它，轻松的回到当下动作。迷没有错，就是看不见迷才是错。 หลงไปตามความคิดหลงไปตามความสุขหลงไปตาม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มีสติรู้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์ มันรู้หลงมันรู้ที่ใดเอามันหลงที่ใดรู้ที่นั่น หลงหนึ่งครั้งรู้หนึ่งครั้งหลงร้อยครั้งรู้ร้อยครั้งมันรู้เท่ารู้ทัน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นี้หรอค่ะ 你不怕，越迷越好，越苦越好，因为我们妄念来一次，你迷一次，你就能觉知一次，他又来一次，你又觉知一次，意图越多越好。 决心会越来越强，所以要感恩每一次的你。下面受，下面都，哥路当难，他受过，得闻辩，蛮聋啊！刚才，就是说，得闻辩，得从路，得从聋，得得。 <coughs> 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教科书。这本教科书比所有你读过的都好。你一次知道一次，你一次知道一次，你越多你的决定力越强，你越多你得到的智慧越多。 ที่ว่าความรู้นะหมายถึง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ก็หลงไปกับ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์มันนี่พอดี เออที่มันหลงทำให้รู้ 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์บ่อยๆร้อยข้างวันหนนั่นก็เกิดความชำนิชำนาญ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ไม่จริงความรู้จริงกว่าความหลงไม่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ความรู้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กว่าเลือกได้ 觉知，啊！再迷了，马上觉知。迷没有错，啊！只有觉知到自己迷了，才是真的。哎， <coughs> 哎，慢龙拜，哎，慢头龙拜，哎，慢足龙拜。

ยอนก็ให้เราทำความเพียรความเตียดท้านก็ให้เราหยุดความเพียรนั่นก็คือความหลงให้เห็นว่า มันขยันก็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 มันเกียดข้างก็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 เนี่ยคือคือขยันรู้ อันเดียวเข้าไปเกี่ยวข้อง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ข้าไปเกี่ยวข้อง 用功，不断的用功。一个精进用功的人，他的决心很好。当你不想用功了，当你放逸自己的时候，很懒的时候，你没有决心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一个有决心的人，

们的身心啊都有这个心，这才是我们讲的法。บางทีกายไม่มีสติไม่มีเจ้าของความสุข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อะไรก็ไปาย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สมสมหลายอย่างจิตใจก็เช่นกันบางทีความสุข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จากใจ เราเอาใจไปใช้ให้สุขให้ทุกข์ให้โกรธให้โลภให้หลงเพราะนั้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สมสอนเป็นกายโสเภณีเป็นจิตโสเภณีใช่ไม่ได้กายเถื่อนใจเถื่อนคเ我们่啊，不能有决心的啊去做一些事情，我们的心 不能觉知到自己，任由他肆意的去啊，让任由你的念头啊，每天就这样肆意的在不停的飞奔，那么身和心就像一个假的身。 觉的身和没有觉性的身、没有觉性的心完全不同的。大家在这七天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体会。不要急，那个急，太慢不要急，粗的不要急，拿回来就切，拿回来就用。 มันเบาๆพอมาคิดกันมา อาจจะยิ้มจะหน่อย 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บาๆตอนนี้ก็พอบางคนไป ไม่อยากหันคิดก็คิดบางทีเวลานอน ไม่อยากแค่มันคิด มันก็คิดในเวลานอน จนนอนมันหลับไม่ก็ไม่แล้วกลับมาเวลามันคิดไปกลับม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不想让念头来，念头不断的 为什么？因为因为我们觉知力不够，因为我们没有决心。如果我们有决心，当下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 เราหลงคิดไป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ที่เราหลงที่ไหน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 หัดให้มันเป็น ถ้ามันเป็นแล้วไม่ต้องยกมือก็ได้ มันจะรู้ของมันเองเวลาเนี่ยต้องหัดมันเราหัดอ่านหนังสือต้องดูกระดานต้องเขียนเดี๋ยวนี้ต้องหัดมันจะมีอยู่แล้ว มันรู้แล้วอันเนี้ย我们练习多跟禅。 要学会它其中的技巧。当你的学习力很强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回到日常生活当中，从大的事情到小的事情，从粗的妄念一直到非常细的妄念，你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一定要学会这七天内一定要学会。 学会啊，刚才老师做这个动作，学会念头一来，觉知当下；念头一来，觉知当下。啊，一定要把啊这手部动作跟心情这个基础要打牢、打稳。基础打得好，有的人说，我可以直接在日常生活中啊去觉知。可是基础打不好。 你发现，你回到日常生活当中，你用不上功所以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好好的把它学会。那老不立了啊！阿弥陀佛，ปกติปกติเป็นบ้าของปกติ 那个你，那个拉如果我们学会了，如果我们学会了，我们的心是无所住。的。 嗯哼。好，嗯，刚才老丈想说，一个有觉性的、正常的心，正常的心，平常心啊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。安龙玛纳，该说该说，你在谁谁玛纳。 ต้อง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 เป็นบรรพัดฐานหัดเอาไว้เมื่อวันเรานอนอยู่เพื่อนนอนนอนก็มาก็มันคิดไป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ถ้ามันคิดอีก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หัดให้มันกลับมา หัดให้มันกลับมา เอาไปมาแล้วก็อยู่เป็นที่เป็นทาาเรียกร้อ

到一个当下。就连睡觉的时候也是一样。กอ่าง่งมปกติเป็นบ้างของจิตใจ 平常心是我们的家，平常心是有决心的，一个有决心的家，让我们不会迷到苦的一边，也不会迷到乐的一边。มันมันไม่ไม่ใช่สอนให้รู้สอนให้มันเป็นทำให้มันเป็น ไม่ใช่เอาความรู้ความรู้ความรู้ยังใช่มาได้เช่นรู้ว่า โกรธไม่ดีเรายังโกรธ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ดีเรายังทุกข์เอาจนมันไม่ต้องไปทุกข์ไปโกรธ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ปกติของมันแล้วนะให้ทำให้เป็นทำให้เป็น我们已经在火里面迷失的太久了，我们已经在乐里面 执迷的太久了，我的人生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了，大家应该抓紧时间，珍惜这七天宝贵的时间，好好用功，学会，学会觉知，学会知道，让自己学会保持决心。 ไม่ใช่เท่านี้ชีวิตของเราเกิดเจ็บเจ็บตายเวลามันจะเวลามันเจ็บเราจะทำไงแล้วมันจะตายเราจะทำยังไงไม่ตายคืออะไรมันเกิด ไม่เจ็บคืออะไรมันคือเห็นมัน เห็น เห็นเราไม่เป็นเห็นมันแก่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จ็บกันไปดูเลยอย่างดี ดูแลความเก็บอย่างดี เก็บกายให้อยู่ที่กายอย่าไปยุ่งไปยากมันจะจำไม่จำนานเหมือสามเกิดเจ็บเจ็บตายถ้าฝึกดีแล้ว你知道你已经生老病死你就这样轮回了多少次了不用说过去的事情 当下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生、老、病，也一定会死。那不是我生、我老、我病、我死。昨天我讲过，我们要看见他生、他老、他病、他死，学会他，学会看见他。这一次不见。